这俗话说呀，一个好汉三个帮。当然了，那这个就是混蛋，他也得有几个相好的，是吧？这个破锅自有破锅盖，傻瓜自有傻瓜爱，是吧？所以咱说完了这个混蛋里边的老大啊，魂中之魂希特勒，是吧？这个再说说他的小伙伴墨索里尼。说起这个法西斯专政理论呢，这莫爷才是鼻祖，而且呢，他建立独裁政权。 也更早，墨索里尼生于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号啊，这个比希特勒呢还大几岁。他出生在意大利东北部福利省，叫这个雷达皮奥区啊。你听这名儿就不是个什么好地儿，是吧？远离铁路线的一个穷乡僻壤。他们家呢住在多维亚村一个高地上的旧石房子里，这房子呢楼上住人，楼底下呢。 是他父亲老莫啊，老莫索里尼的这个铁匠铺是吧？他这个爹呢是铁匠，妈呢是老师，估计也就是民办教师是吧？不可否认是吧？这个人的性格呀是有家传的啊！你别看这老莫索里尼啊是个铁匠啊，但是他不是这个普通干这个力气活的，啊是一个政治热情极高的人啊！那会儿也就是没有网络。 不然也是这个这个地命海心的这么一个人是吧？哎，崇尚这个自由，而且呢本能的信奉无政府主义，是吧？由于他经常发表对社会不满的言论，所以呢被关进大牢三年啊。那会儿这个这个意大利这种东西管的也很严，是吧？也很严，是吧？不是说这个言论就是说什么都行啊。他老他老瞎说八道啊，所以也。 经常警察上门啊，查水表的、送快递的都来了啊，所以他就关了三年。你别看这样啊，但是这个老墨索里尼呢，人缘特别好。虽然穷啊，但是呢，把钱看得很淡啊。这确实是，反正也没多少啊。就是越这个穷的人，有的时候他可能越这个淡泊名利，是吧？哎，所以他乐于接济朋友，这一点呢，有点像这个汉高祖刘邦。 虽然素质不高，是吧？有点这泼皮无赖这个性质，但是呢，组织能力啊超强啊，人们愿意这个听他的。你看，凡是混装的那些贼王吧，都有这素质。包括这个中国历史上所有那些农民起义这些挑头的，不都是这种素质吗？再加上这哥们非常善于语言表达啊，慷慨陈词啊，富于煽动性，所以在家乡呢就这个很有名气啊。后来随着意大利民主化进程。 一步一步的这个深入，他呢当选为当地社区的议员，甚至呢还当过代理市长，因此呢他比刘邦的级别高多了。但是你也别拿他这个市长啊太当回事儿，对吧？他这市长管的人可能还没刘邦的庭长管的人多呢，是吧？正因为如此啊，老墨索里尼呢就把自己接触的和拥有的思想不加选择的就都送到他儿子脑袋里往里装啊，都都塞进去了。墨索里尼。 这个后来讲过啊，说他爹对他的性格和信仰形成的影响啊特别大。墨索里尼从小呢喜欢看书啊，尤其是喜欢看历史书，崇拜历史伟人啊，所以为什么运动以来先得整学历史了就在这儿。你看希特勒也特别喜欢看历史书啊，希特勒上学的时候所有的功课都是差。 只有这个历史好像好像还有美术是良是吧，别的都是差，那所以他说他希特勒说他所有的老师都是王八蛋，就历史老师还不错是吧？拿破仑也喜欢历史，当然拿破仑是学的非常好的，拿破仑不像这俩学渣是吧？希特勒初中都念了五年，你想想是吧？初初一没上去蹲一年，初二又没上去又蹲一年是吧？初三学校说不行，什么义务教育你这太费钱了，别人九年你都十一年了，赶紧滚，这这才毕业。 哎，墨索里尼也是喜欢历史，啊，喜欢历史，所以他妈呢就把他送到了这个教会学校。啊，墨索里尼不喜欢那玩意儿，啊，整天那个青灯黄卷是吧？晨钟暮鼓太烦了是吧？所以他拒绝早晨起床之后做弥撒，就遭到了惩罚。啊，你早上起来你得上殿，你得做弥撒去，你得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是吧？所以遭到了这个惩罚。啊，更让墨索里尼不能接受的呢。 这个伙食啊，伙食这个有差异啊，不是差是有差异，是吧？学校虽然是慈善机构，但是伙食呢分上中下三等，不同等级菜品不同。墨索里尼家穷啊，啊，只能吃这个下等饭啊。你们看过京剧《游龙戏凤》吗？啊，那里边不是讲吗？上等饭食来晚的官人食用，中等饭食客商食用，是吧？下等饭食。 你们当兵的吃啊，这个意思是吧？所以墨索里尼也是，他只能吃下等饭食。三个等级呢，各自吃饭，不能在一起，是吧？墨索里尼说这不对呀，上帝面前似乎好像大概是人人平等啊，是吧？怎么你们这上课讲的跟这学校里这实际上的不一样啊，是吧？所以我领受了人间的虚伪和不平，心中就感到非常的愤懑。 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你要磨练出崇高的人性，这确实是挺强人所难的。墨索里尼呢，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所以爷不干了，我退学了，不上了。啊，实际上呢，他后来给自个儿脸上贴金啊，他说我感觉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我退学。实际上他是有别的原因退学，他从小就有恶霸情节。 是吧？就是以大欺小，就按现在的话讲，就是那个校园霸王。所以谁要是敢冒犯他啊，他绝对不会手下留情。老师讲的那些课他也不爱学啊，他就喜欢在校园里边欺负同学。他有钱吗？是吧？没钱，没钱，啪一大嘴巴，整天就干这个，是吧？所以呢，他虽然是受到了不公，但是呢，他有可恨之处啊。他在学校过得不愉快，绝不仅仅是因为吃饭问题。据说这个。 他用小刀刺伤了一名同学，刺伤同学之后，学校实在是容不下这样的混蛋，就让他退学了啊，实际上就是开除了相当于。然后呢，他就这个转到了另一所学校啊，还是改不了这个称王称霸的流氓本性，又用这个刀刺伤一名同学啊。意大利特产应该是歌剧啊，那他这小子怎么整天带着刀是吧？这学校怎么也不查一下，也没有管制刀具那时候，反正他老拿这个小刀刺伤同学，人家拿刀削铅笔，他削同学，你这玩意儿是吧？ 受不了是吧？所以几次退学，给他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心理阴阴影面积这么大啊！一一做 CT 都看不见别的，心肝肺全看不见，全是阴影，是吧？就是他跟希特勒一样，啊就这种贼王八出身都一样，社会底层啊，他从来不反感自己有问题，总觉得是社会对他不公，是吧？你想啊啊，就是说一个人说你不好，这个人对你有偏见。 俩人说你不好，这个人对你有偏见；仨人说你不好，对你有偏见；全世界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啊！你就是一混蛋，对吧？这这这这一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就跟那个家里来儿媳妇是吧？大儿媳妇娶进来跟婆婆打架，儿媳妇不孝顺；二儿媳妇进了门跟婆婆打架，儿媳妇不孝顺；三儿媳妇进了门还跟婆婆打架，婆婆是个混蛋，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是吧？但是墨索里尼不这么反思，他退学之后。 有了一句豪言壮语：“我要让这个世界因我而颤抖！别看我今天被你们劝退，是吧？早晚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别看你们今天闹得欢啊，小心明天拉清单，是吧？既然学校不要我了，小莫同学就成了社会青年了啊！这样的人怎么能放到社会上呢？是吧？所以他就回到了父亲的铁匠铺，是吧？这个时候呢，经常这个呃家里呢来一些戴着加里波第式帽子的革命者，那他很愿意听他爹。” 跟这帮人讨论政治问题啊，不知道的人呢还很纳闷儿，是吧？说这帮衣冠楚楚的人不去酒吧、咖啡馆，来铁匠铺谈什么劲儿啊？那估计可能是冬天，这铁匠铺里暖和，跑这儿蹭暖气来了，是吧？这帮人去不起这个有暖气的地方。这个墨索里尼也看到了，意大利统一之后穷兵黩武啊，对外呢掠夺这个殖民地，滥用财政收入，但是呢，人民生活水平和统一前没有区别。 人民的不满与日俱增。当时墨索里尼认为，不论是巴枯宁、马志尼，还是马克思的思想，只要能够帮助工人们把意大利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就拥护。还真别说，小莫同学呀，这心怀天下的格局，当时是挺值得敬佩的啊！有志的热血青年，是吧？比咱这儿的这个。 小流氓下了学没事儿干是吧？偷鸡摸狗、吃喝嫖赌啊，到处骗吃骗喝骗炮打，还是强多了。可见呢，这个墨索里尼是上了社会大学。这有人说得好嘛，说这个社会比五十所大学教给你的东西都多。但是呢，你别看他想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啊，他觉得应该解放工人，他可不愿意干体力活是吧？他不屑于干这种。 微薄收入的工作啊，什么这个刷个碗呐，送个快递，他不干这个啊，所以呢屡屡逃避劳动。后来呢，他在别的地方工作的时候呢，也经常被雇主解雇。墨索里尼倒是长得一表人才啊，这个你别看个儿不高啊，但是年轻的时候身材不错，所以经常呢以此为资本去勾引良家妇女，而且呢，他把这个传统呢是一直带到这个。 棺材里边，那就他的情人们在他临死前还在为他争风吃醋，这一点呢，他不像这个希特勒，那希特勒是不怎么近女色的，那除了狂恋过自己的外甥女儿之外，他是不怎么近女色的，那后来呢，就只有艾娃那跟希特勒一直到到死，临死的时候给了艾娃一个名分，那也也就这么点区别。 墨索里尼这个跟希特勒有一个相同点啊，对艺术很感兴趣。呃，自诩诗酒风流嘛，是吧？这个领袖气质都得对艺术感兴趣。希特勒爱画画，墨索里尼爱写文章，特特别喜欢写，经常在报纸上投稿，是吧？随着社会的动荡，家乡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呢。 呃，为躲避抓捕，逃到了这个老墨索里尼铁匠铺的人啊，一看，一呵，啊铁匠铺挺有势力啊，这这么多反动分子跑到这儿都没有被端掉，是吧？哎，就都来了。墨索里尼这时候也长大了，啊也获得了这个小学教师的资格证啊，也不知道怎么考上的啊，可能那会儿这个意意意意大利教师进修学校这个把关不严格，是吧？但是他还是找不到工作。当时意大利呀。 有上百万人移民南美洲和美国啊，所以今天美国最厉害的黑帮不也是意大利的吗？墨索里尼觉得在家乡壮志难伸，也决定呢出去闯闯，是吧？男儿立志出乡关啊，混不成名死不还是吧所以也要出去闯闯。一九零二年，这个十九岁的墨索里尼啊，跟咱们这儿呢就是应该上大一了，是吧？就是去了瑞士闯荡。当时瑞士是随处可见这个。 意大利的移民啊，事实上呢，瑞士的洛加诺地区本身就是异语区啊，就跟这个现在南加州啊，是吧？这个这个温哥华呀，什么多伦多似的，是吧？讲外语的人多啊，你基本上感觉不到呢，在这个国外啊，瑞士就是一帮德国人不愿意当德国人，一帮法国人不愿意当法国人，一帮意大利人不愿意当意大利人，所组成一个国家叫瑞士啊，骡骡子不骡子，马不马，驴不驴，组成这么一个国家，是吧？所以这个。 这个呃，他呢也是啊，到了瑞士。问题他是穷国来的移民，在当地很受歧视和虐待。今天意大利人在欧洲也不招人待见啊！一说意大利欧欧五国是吧？跟西班牙、葡萄牙、是吧冰岛、希腊那并称欧洲五国是吧？一一说也也不招人待见，更何况那会儿了，那会儿更不怎么样啊！穷光蛋，帝国主义，穷国来的移民啊，特别受当地人的歧视和虐待。 在国内吧，受同族人的欺负，是吧？心里不好受。到了国外呢，又受外族人欺负，更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那个时候，这个这个，他经常栖身在当地的这个意大利人俱乐部嘛。有人问他这个在哪儿工作，他说我干过的活啊太多了，那铁匠、推车工、修理工。不过呢，目前还没有合适的工作。那当大家把这个话题引到社会运动方面的时候， 他就如鱼得水，侃侃而谈。他说：“平等和民主是人类的错误观念啊！一旦要推行起来，个性发展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呢，势必要抑制个性的发展啊！所以墨索里尼反对全民政治，热衷独裁专制。他的慷慨陈词啊，打动了很多这个听众，所以大家呢推举他为。” 洛桑建筑工人和手工业者协会秘书长啊，也不知道哪儿成立这么一个非法组织。哎，每当一栋大楼竣工，大家都请他到这个楼顶上插旗帜。黑心老板还我们血汗钱，每次都是让他干这个，是吧？哎，以示这楼竣工了啊。然后带头往下跳啊，当然不真跳啊，就这意思啊。看着楼下狂欢的人群啊啊，墨索里尼尝到了受人崇拜的滋味。楼底下这么多人都喊下来下来跳一个，真跳一个。 多过瘾啊，这玩意儿是吧？结果一九零三年呢，这个墨索里尼在瑞士伯尔尼组织那儿的石匠罢工，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力，把这个罢工呢给平息了，逮捕了一批这个活跃分子，拷问罢工的组织者。墨索里尼呢就逃到了苏黎世，因为瑞士啊是一个联邦国家，是吧？他各邦之间那时候也不联网什么的，所以他跑到苏黎世就没事了。 在那儿呢，他到咖啡馆儿啊，又找到感觉了啊。苏黎世是当时欧洲各国革命者经常出入的避难场所，在那儿是吧？墨索里尼才华见露，那就被选为流亡者和革命者啊办的这个《前进报》编辑，直到这个一九零五年啊，意大利国王埃马努埃尔三世宣布实行大赦，逃亡者可以回国不受惩罚，所以这个。 他才回国，但是呢，国王大赦是有条件的，就是你们必须得参军啊，实际上是让这帮人当炮灰啊。所有的持不同证件者到部队里那一管都是纪律，是吧？不听长官的话，大嘴巴就上了，是吧？哎，都得参军。墨索里尼呢，返回家乡征召，进入第十特种兵团，在军队里呢，他这个刻苦训练，这点也像希特勒啊，而且参军也比希特勒早，跑步和这个跳高成绩都很优秀。 到一九零六年，他服役期满啊，因为他就是一个这个义务兵嘛，啊，复员当了小学老师。两年后呢，去一所高中教法语啊。看来去瑞士没白混啊，因为在瑞士，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你都得会说。在这期间呢，他又组织过工人运动，积极投入社会党的活动，担任这个左翼报纸的主编。一九一一年，意大利出兵占领利比亚的地理波利。 令人很惊讶的是呢，当时墨索里尼啊反对这种侵略行径。他说：“这个入侵利比亚只意味着愚蠢和无谓的流血啊，白白浪费人力财力，破坏欧洲和平。好处在哪儿呢？是吧？利比亚是个什么鸟地方？不毛之地，一片沙漠啊。政府吞并它，想干嘛？是吧？没有人知道，甚至连政府本人都不知道。墨索里尼他不仅只是说说啊，他跟他的战友们还带着群众到火车站。” 阻止军用列车开行，结果遭到警察镇压啊！在混乱当中，墨索里尼呢被砍伤，监禁五个月。出来之后，这个妻子雷切尔跟他说：“你家以后别闹了，那咱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咱好好过日子吧。”啊，他说：“你不明白吗？雷切尔，革命对我来说不是一种选择，这是我的使命。”老婆无语了啊！有屎上厕所呀？你命什么你命？啊，这么折腾我早晚得守寡。一九一四年。 墨索里尼又领导了有名的红色州罢工啊，赢得了红色州的列宁的称号，被选进米兰市政委员会。也就在这一年，一战爆发啊，墨索里尼开始在报纸上这个撰文鼓吹战争啊，所以你看他这脑子里边这思想基本上就一堆酱子啊。一九一一年还反战呢啊，因为反战还坐牢。一九一四年开始鼓吹战争啊，这不是我不明白，是时代变化快，是吧？而且这个。 他跟其他吹鼓手不一样，他自己上战场，哥是行动派，能动手我不逼逼。但是呢，打仗真不是闹着玩的。了。这个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二号，墨索里尼操作一门已经烧得过热的迫击炮，也不是傻缺啊，这迫击炮炮管都红了，他还点鸟呢，跟那儿是吧？砰，炮身爆炸，当场。 炸死五人，多人受伤啊！墨索里尼被崩出去好几米远，等他醒过来看，光着屁股呢，衣服都烧光了。当这个战地医院的医生在议论他死亡，哎，这小子死了没有啊？啊，这小子死了没有？他一睁眼，他说不，我拒绝死亡，我要活啊！死亡不是我的命运。结果墨索里尼忍受了二十七次手术，哇，他挨了多少刀啊？这搁中国古代，这叫凌迟啊，是吧？结果他还真活下来了。 国王这个到前线视察的时候啊，还特意看望了他，说你看这个，这是勇敢的士兵墨索里尼，粉末性骨折，缝了三千多针，是吧？哎，缝了三千多针，是吧？哎，这个这个，您您看看他，国王说：“我操，这哥们还活着，又还能动，哇，这小伙子了不起，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看望他。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开始跟社会党、跟社会主义这些东西开始分道扬镳了。一战结束了啊，意大利是所谓的战胜国嘛啊，虽然这个。 十几次这个伊松佐和会战全部失败，国王差一点被俘，但是人也是战胜国啊！谁让他的对手是奥地利呢？是吧？他对手要是德国，他他早就说德语了。但是呢，这个墨索里尼就想了：我们是战胜国呀，我得重振罗马帝国的雄风啊！罗马帝国其实跟意大利人毛关系都没有，对吧？意大利人恰恰是灭了罗马帝国的这帮蛮族的后代，对吧？但是。 战后，意大利政局动荡不安，物资奇缺，大量退伍老兵找不着工作。打完仗了，这帮人找不着工作，是吧？莫索里尼看准了机会，抬出阵亡将士的灵牌，指出我们从前线归来而没有死的人，有能力、有资格问鼎意大利的最高统治权。所以，在他的蛊惑下，一批亡命的退伍军人就被煽动了起来，来到了他的麾下。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